精心结束比赛的时候，却没想到同组的另一场比赛结束得更快。这一轮玄奇战队轮空，另一场是操盘手战队对云轩阁战队的比赛。操盘手这支战队实力相当不错，继上一轮八比二大胜十步一杀后，这一轮更为豪迈，居然干净利落的以十比零狂屠了云轩阁。至此。 两轮战罢，B 组赫然是操盘手战队以十八分高居榜首，星星和玄奇同积九分并列第二。不过比起操盘手，两队都少赛了一场。至于十步一杀和云轩阁两队就可怜了，两场战罢，一个积三分，一个积一分，前途已是一片暗淡。同时结束的其他小组，A 组方面。 号称“复活赛之王”的诛仙战队，看起来实力真的一年不如一年。两轮战罢，虽然抢得十四分，列小组第一，但完全没有体现出职业战队该有的强势。A 组的形势至今并不明朗，而另一半区的比赛，C 组因为没有职业队，受到的关注点最低，但事实上，这一组的比赛其实最有看点。 因为实力相近，互相之间你来我往打得很是激烈，排名交织在一起，比 A 组还要混沌。至于 D 组，家世的强大已经不能只是用分数来衡量了，全取十分什么的对他们而言毫无难度。他们的强悍在结束比赛的时间上更有体现，基本都是二十分钟以内结束比赛，连续两轮都是这样。 于是，在周一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中，以“史上最无悬念的挑战赛”为大标题，报道了嘉世在挑战赛中压倒性的优势。至于其他小组的出现形式，两位记者的文章中略略提及了一下胜负后，就大为感慨：“我们有必要关心这些吗？”这两位瞅准了嘉世这大腿，不遗余力的想往上蹭，报道中都在奋力讨好。 而曹广成呢，凭借多年的人脉以及嘉世战队随队记者的身份，这次挑战赛版面由他开了一个专栏，专门点评嘉世战队。曹广成的点评比那二位就要从容多了，他可不屑于像那两位那样声嘶力竭的叫好。以嘉世的身份和实力，在挑战赛里有这样的表现，还不是理所当然？ 你们两个这样大呼小叫，不知道人还以为这是什么新鲜事儿呢。你们是想反讽还是打脸？怎么着？曹广成的点评着眼点根本不是家世在挑战赛中的胜负。多年荣耀联赛的采访工作让曹广成也具备了相当的荣耀知识。在专栏中，他更多的是通过解读比赛，让读者认识到这是一支怎样的家世。 哪怕进行举例对比的时候，也绝不会拿挑战赛里的队伍，而是直接以职业联盟中的强队做参照。这个赛季，嘉士其实也是在夏天有大动作的战队之一，只可惜因为是在挑战赛中沉沦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这种技战术层面的报道。而现在，打到挑战赛线下赛，终于有了专门的报道了。 新家世战队的战术体系这才开始呈现在大众眼前。曹广成的专栏因此接连两期都大受好评，不过曹广成自己对此却一点得意的心情都没有。此时他更在意的是连续两期有关叶秋换名叶修这件事的报道。曹广成一直以为在记者圈里自己就已经是最接近家世。 最接近叶秋的人，结果这次事件的报道前后两波居然都没有他的事第一波报道中，曹广成完全看得出家世在利用这件事，借媒体之口给星星制造压力。这种事曹广成早已司空见惯。只是让他郁闷的是，拿到这个素材的居然是那两个蠢货。 这两个家伙是通过什么渠道察觉到这一点的？能认出叶秋的人可不多。如果说是先由家世发现，那么他们联系的记者为什么不是自己？而相比起这一波，第二波来自星星方面对此事件的回应就更让曹广成郁闷了。叶修，也就是叶秋，居然亲自接受了采访。 就算你是当事人吧，可是以往的赛季里，叶秋大神可没少成为话题中心的人物。什么时候这样配合媒体回应过？这次怎么就破了例了呢？而且还便宜了尝鲜那个小子。曹广成其实也算是个不错的前辈，一直以来都在按部就班的给着尝鲜机会。结果就在那天。 常先把他关在了门外，独享了屋里的所有资源。事后曹广成问起时，更是直接以没什么来搪塞。再然后，这家伙居然就拿到了一篇叶秋的访谈。这小子，看着这一期电子竞技周报上常先的名字，曹广成就觉得牙根痒痒。 这一期的周报上，常先也就星星的首次亮相比赛进行了点评。常先完全没有曹广成那么丰富的荣耀知识和底蕴，奈何星星有话题呀？八件银装的术士角色，美到冒泡的战斗法师选手，从冠军队微草投身星星的乔一帆，还有这轮比赛没有出场的两人，一是毁人不倦。 在神之领域让无数人咬牙切齿的家伙，也让很多战队都动过心思，却一再遭到拒绝的人物，居然也加入了星心。至于另一位，就更牛了，孙哲平，把家世三位全明星拉来都得叫一声前辈的曾经大神，这人也是冷不丁的就出现在星星战队了。翻阅之前挑战赛资料。 可以确认，之前星星战队并无此成员。结果一到线下赛，人藏不住了，一冒就冒出来个钱大神。星星到底还藏着多少后手啊？这种话题性让曹广成也不得不承认，挑战赛期间，星星怕是可以比嘉世更强眼珠。 嘉世的人气主要还是来自于他原本粉丝的关注和支持，但星星却是以他新鲜的面貌抢夺着更多中立玩家的关注。线下赛小组赛第三轮随即在次日开打，B 组本轮玄奇战队对十步一杀，星星战队对操盘手，云轩阁战队在本轮轮空。 操盘手战队在和十步一杀、云轩阁两个非职业战队的比赛里豪取十八分，展现出了仿佛职业队一般的强悍。但事实上，这支队伍并没有强到仿佛职业队的地步。能在两轮比赛打得如此出色，完全得益于他们的心态。B 组有玄奇和星星是公认的死亡之组，有这两支战队锁定名额。 其他队似乎注定将成为炮灰，没有任何机会。当天抽签结束的时候，分入 B 组的三队选手都是如此考妣的心情。可是，在这之后，操盘手战队却积极的调整了心态。即便是死亡之组，面对完全无法正面撼动的对手，他们也没有放弃。头两轮比赛，他们面对的是同组另两支炮灰队。 操盘手战队完全展示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风。相比起来，十步一杀在和操盘手的比赛中也使用他们一贯的首分策略，就显得不动脑筋了。B 组形式如果有所企图的话，他们这三支战队就必须尽可能的碾压同为炮灰的另两队，而后在和玄奇、星星对阵时再采取首分策略。 做官悬棋，星心两虎相争，这才有可能赢的机会。像十步一杀那样，看不清形势，一味守分，最后只能彻底沦为炮灰。而积极主动的操盘手战队，两轮下来，形势已经被他们奠定的相当不错，接下来就是从两个强队身上抢分，而后看这两人互相对阵的情形了。 拥有大好机会的操盘手战队选手状态异常出色，在对阵星星的比赛中爆出了个大冷门，他们竟然以七比三的比分将星星压倒。整场比赛打得一波三折，当天进行的八场比赛，这场是最后结束的，但所有提前结束比赛的队伍没有一直先行离开，所有人都被这场激烈的战斗所吸引。 最终的团队赛打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，当结局出来的时候，操盘手战队的六名选手疯了般的冲下了比赛台，和他们场边的第七位选手紧紧的抱在了一起。和十步一杀一样，操盘手战队也是七个人，不过他们的第七人可不是个凑数者，也拥有相当实力。最终的胜出让七人欢笑成了一团。 他们做到了，从星星战队身上取到七分，他们的出线形势一片大好。本轮 B 组的另一场比赛早已结束，玄奇战队十比零拿下七步一杀，未给他们半分机会。三轮战罢，B 组操盘手战队赢三场，积二十五分，连续两轮当着死亡之组的头羊。 士气无比高涨。玄奇战队两轮取得十九分，符合人们对于一支职业战队的预期。倒是星星战队，原以为也是一支杀死悬念的强队，结果两场只积十二分。这个结果居然引发了现场一片欢腾。星星战队可从来没有什么好人缘尤其在家世粉丝聚集的地方。 他们盼星星翻船已经很久了，结果从一开始网络接受挑战被打脸的就始终是粉丝，结果现在线下赛如此重要的比赛场合，星星阴沟里翻船，这对他们而言简直比加世战队豪取十分还要高兴的多。现场一片起哄嘲笑声。 刚刚打完团队赛的星星六人正低着头从比赛场上走了下来。陈果看着身边的叶修，心情着实复杂。团队赛，叶修居然没有安排自己出场，这让陈果觉得异常不踏实。结果，预感真是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团队赛，星星最终失手，丢掉了大分。 叶修此时会是什么心情呢？是不是也在后悔自己没有上场？会不会自责？看到众人下来，陈国主动迎了上去，给众人送上了掌声。大家打的很好啊，你不要胡扯好吗？叶修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：“打的好就不会输了。”你，陈国转过头来，真有些生气了。 这种时候，这家伙说话怎么还是这样直接？结果就见叶修无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的规定，点起了一根烟，递给了走下来的魏琛。还好吧？哎，真他妈的累！魏琛接过烟，叼到嘴上，直接就坐翻到了一边的座位上。